愿他们会怜悯平安，送我们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阿门。上帝常常迟到，但是他总是非常准时。我有一个神学院老师，他会这样说。那我没有机会问他他的意思是什么，但是我想应该是这个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对我们罪人来说，上帝常常迟到。 他常常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做事，我们要他马上帮助我们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，甚至要等到天堂，他才我们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帮助。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上帝常常迟到。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对他来说，在他自己的智慧里，他总是非常准时。他当然比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，给我们他认为是最好的帮助，这是一定的。他是上帝，并且他也是非常爱我们的天赋。 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里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节，在这个段经文里，我们三次遇到一个原文希腊文的字，elthos，在第二十二、二十七和三十一节。和合本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的译本，用三个不同词来翻译这一个希腊文的字，随即，然后连忙。 然后最后赶紧，其他中文圣经的译本翻译成立刻或者马上，在那些不同中文翻译的译本，最常见的就是立刻。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也就叫做立刻的救主。三次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立刻做一件事。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看。 第一次 “elthos” 立刻出现，是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地方，在第二十、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耶稣随即或立刻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 这段经文的正前面是上个礼拜的福音书经文：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给那一万五千的人吃饱。那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，众人想要强迫他当王，但是耶稣绝对不要当一个世上的君王，因此他就立刻催门徒上船。 自己把众人散开，然后一个人上山去祷告。耶稣立刻马上做这件事，我们不知道门徒的回应是什么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有可能他们不要耶稣立刻这样做，有可能他们会很欢迎众人强迫耶稣做王。但是耶稣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。 对门徒，对众人，对我们最好还是耶稣不做世上的君王，乃是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赎我们的罪。我们有时候跟当时的众人一样，太注重我们的肚子，太注重我们身体的需要，太注重赚钱。 也太想要跟耶稣一同享受世上的荣耀，不要跟耶稣一同背起十字架。我们太注重身体的需要，而忽略了我们灵魂的需要，也忽略了上帝的道。还好，耶稣立刻叫我们悔改认罪，就像今天崇拜一开始，我们就马上认我们的罪。 接着，上帝立刻就借着我教会的仆人赦免你们的罪。在我们的经文里 e 沃 t h o s 立啊立刻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二十七节，在这时候，耶稣已经下山，走在海面上要去帮助门徒，但是当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怕死了。 他们根本认不出是耶稣，乃是喊叫说是个鬼怪。第二十七节说，耶稣连忙或立刻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在这样的情形，我想我们很难怪门徒，他们怕死也认不出耶稣。重点是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门徒认不出他。 耶稣立刻告诉他们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我想门徒应该很得安慰，当耶稣那样立刻说，在这时候，上帝的时间和门徒的时间是一样的。当上帝知道他们需要安慰，当上帝知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你的。 马上给你的，他很关心你。结果呢？有意思的是，门徒长彼得的回应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但是彼得好像没有那么的确定。彼得怀疑耶稣的话，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 虽然在这时候，耶稣有理由责备彼得的怀疑，但是耶稣还是答应应允他。彼得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 耶稣埃沃塞奥斯赶紧立刻伸出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你们觉得彼得的表现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勇敢？他愿意试着靠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他也至少走了几步。 好像快到耶稣那里去了，但是当他把他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转到周围的环境那些风浪的时候，他就软弱起来，开始沉下去。耶稣救彼得之后，也没有恭喜彼得说：“彼得啊，你还是不错，你差一点就走到我这里来。”耶稣没有这样说。 耶稣反而责备彼得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连门徒长彼得也都不怎么样。他本来认不出耶稣是耶稣，即使耶稣告诉他和其他门徒是我，不要怕，但是彼得还是怀疑是不是耶稣。当彼得看到风浪的时候，他就他也就失败了。” 快要沉沦、沉下去，那我们也都像彼得，对不对？我们大部分的时候，甚至都达不到彼得的标准。我们比他更软弱、更怀疑、更会注意环境，没有好好的听和相信上帝的道。我们比较，我们没有好好的看着他。 我们比较喜欢不理耶稣怎么说，反而太注重环境，因此我们也就开始沉下去。但是在这时刻，你一定要继续学习彼得，他喊叫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你也要这样祷告，运用你微小的信心喊叫说：“主啊，救我吧！” 接着，耶稣怎么做呢？他立刻伸手拉住你，他立刻做。是的，我们的救主是一位立刻的救主。当我们真的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快要不行的时候，我们便喊叫救命。我们的救主肯定会伸手拉住我们，你不用怀疑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立刻。 的救主，在诗篇第五十篇，上帝说：“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”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彼得就是这样求告上帝了。耶稣也立刻搭救他。当耶稣和彼得上船的时候，风浪也立刻就停住了。 接下第三十三节说，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稣，说：“这真是你，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”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被耶稣搭救之后，他们真的就荣耀上帝。对，耶稣是上帝，他有能力搭救你。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立刻。 搭救你，你有时候或许会觉得上帝太慢了，你认为他是一个迟到的上帝，但是他是上帝，他的时间表肯定比我们最人的好，他总是一位很准时的上帝，按照他十全十美的旨意，他就是一位立刻的救主，阿门。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。一念，阿门。